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今天呢，咱们开始讲二战番外篇的节目。第一讲呢，咱们先来讲讲法西斯的罪行。说起这个二战的三个战败国——德意日法西斯的罪行啊，那真是罄竹难书。纵观人类历史，基本上都可以说无出其右者啊。那么，咱们回首二战，就必须得先把这些罪行拎出来说说。 法西斯的罪行啊，咱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违反战争法的罪行；第二类呢是通过战争进行各种违法行径的罪行；第三类呢就是反人类的罪行啊。咱们这个一条一条说。先说违反战争法。二战之前一百年的时间，世界上的风起云涌，大大小小战争不断，仗打多了，大家就发现说战争这东西啊忒残酷。 一旦开战，什么没底线的事儿都做得出来，人们就开始琢磨，说这个全面禁止战争啊，看来不可能。那能不能通过一些国际性的公约，让大家呢在打仗的时候也讲点规矩呢？啊，这样的话，大家尽量啊点到为止，别太灭绝人性。以后呢，咱还可以做朋友啊，没有这百年不解的仇嘛。所以，一八六四年，瑞士、法国、意大利、普鲁士等十二个国家。 在这个瑞士的日内瓦就签署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公约，这就是著名的日内瓦公约。大家规定以后咱打仗是可以的，那但是在战争过程中，大家都得把医院看作是中立的，谁也不能打医院，也不能打带着红十字标志的医护人员，而且不管哪边的伤员都应该能够得到救治啊。 后来，美国、俄国、日本也陆陆续续加入。中国呢，也在一九零四年签了字。后来，《日内瓦公约》又经过几次修改，规定越来越详细。比如，你不能借着医院的掩护干打仗的事儿啊，您不能救护车里藏弹药，等等等等。基本上啊，就是把大家在战场上的人道活动给保护了起来。比这个《日内瓦公约》更重要的是《海牙公约》啊。这个公约呢，一共有十四条啊，对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怎么开战。 开战以后应该怎么打仗啊？陆战怎么打，海战怎么打，空战怎么打，怎么保护平民等等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比如第三公约啊，第三条啊，就正式确立了宣战制度：谁要和谁干仗，你必须得公开宣布，不宣而战是非法的。所以日内瓦和海牙两大公约就构成了战前国际战争法的基本架构啊。不过很显然，几个法西斯国家都没太把这些当回事儿。 三九年，德国入侵波兰就是不宣而战；四一年入侵苏联，开始进攻以后一个半小时才宣战，那就更具有讽刺意味。小兄弟，日本有样学样，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也是都开打了再宣战，这些就直接违反《海牙国际公约》。 对待战俘方面啊，刚开始的时候，德国人对于英法这些西方国家战俘还算比较说得过去，啊，毕竟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兄弟。但是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因为苏联是日内瓦海牙俩公约都没签，给了德国人以借口，很多苏联俘虏，尤其是这个政委什么的，在战场上直接被枪毙，剩下的呢送进集中营强制劳动，能不能活，听天由命。 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呢一共抓了五百二十万苏联战俘，其中有三百六十万，也就是超过三分之二死在了集中营里。而在这方面，日本军队基本上跟古代野蛮民族没什么区别，甭管是哪国人，那如果被日本人俘虏，那就是九死一生。比如著名的巴丹死亡行军。 七万八千美国菲律宾战俘行军一百二十公里之后就死了一万五，之后呢，在营地里又死了两万多。所以这次行军的主谋本间雅琴中将战后呢就被判处死刑。另外，德意日三国都在战争当中使用过生化武器，这也是《海牙公约》所明令禁止的。第二类罪行呢，就是法西斯们利用战争进行的违法行为啊。先看德国，纳粹德国在占领区犯下的罪行主要有三个：首先，一个是抢劫。 不完全统计，四零年到四四年，从西欧运到德国的艺术品和文物两万多件，整整装了一百三十七列火车。无数世界名画、珠宝饰品、名贵家具源源不断运到德国，供希特勒、戈林等高官收藏。东线德国人做的就更绝，希特勒说要把波兰人和俄罗斯人降低到奴隶的地位嘛，艺术品通通没收，还要把纪念碑、宫殿、教堂、博物馆都拆毁，甚至连图书馆都要烧掉。 名人故居也难逃一劫，普希金、契科夫、柴科夫斯基的故居都被洗劫，托尔斯泰更惨，德国人挖开他的坟墓，烧毁他的手稿，还把阵亡士兵的尸体埋在托尔斯泰的墓地上。我镇着你，宝塔镇河妖，抢劫这种事儿啊，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停下来。高层抢完了就抢平民，贵重东西抢完了就抢生活用品。到了战争后期，德军节节败退。 在好多地方还实行了所谓的焦土政策，那这个咱们在之前不止一次讲过。最后焦土政策呀都交到德国国内了。另外呢，德国强制征召了数百万外国劳工。最开始呢，这些外国劳工是被连哄带骗到德国工作，但是很快骗来的人不够用了。于是呢，一九四二年，希特勒任命绍克尔担任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专门负责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从占领区搜罗劳工。 其中大部分被分配到德国境内的军工产业。绍克尔不光负责找人，还负责管人。他跟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一起建立一套机制：怎么找人、怎么管理、怎么防止劳工逃跑，都有严格的规定。目的就是花最少的钱儿，让这些人干最多的活儿。 这些劳工有据可查的人就达到了八百万啊，实际人数呢，很多人估计在两千万左右。所以，绍克尔在纽伦堡审判里就难逃一死。跟德国人相比啊，日本人在劫掠方面毫不逊色。除了在中国大肆掠夺之外，东南亚地区的大量战争资源也被源源不断的用来支持侵略行动。 另外呢，跟德国人一样，日本人呢也使用了大量的强制劳工。一九三三年，日本以关东军特务部为首成立劳动统治委员会，开始连拐带骗招募劳工。招来的人就跟服苦役一样。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劳工需求急剧扩大，日本人呢就在占领区开始实行强制劳动制，大量的中国、朝鲜、东南亚人民被迫沦为苦力，总人数超过了上千万。 法西斯的第三类罪行呢，就是纽伦堡审判战犯的反人类罪啊，在东京审判呢叫做反人道罪，这其实是法西斯最邪恶的一点啊，因为他们在本质上就是反人类的，对人类自身生存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不过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的差别比较大。咱们前面不止一次说过啊，二战时候的日本呢，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指挥，所以在日本占领区说了算的大多数是军人，而日本军人呢又深信武士道精神，他拿自个儿都不当人，敌人就更甭说了啊！最著名的一次呢，就是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几十万中国军民被屠杀啊！冈村宁次在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导致至少两百万人非正常死亡。 啊，还有呢，像这个七三幺部队啊、慰安妇啊等等的暴行，这些呢，咱们在以后讲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还会详细说。另外呢，因为战争很多地方爆发了饥荒啊，四三年的孟加拉饥荒，四四年越南饥荒，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过啊，在这个反人类这方面，纳粹德国说自己第二，那绝对没有人敢说自己第一啊。这么说呢，绝没有给日本法西斯开脱的意思。 日本人的暴行啊，本质上还是属于对兽欲的一个这个非常野蛮的发泄，就真跟古代军队屠城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它规模大得多。但是纳粹德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种族灭绝思想和现代工业体系结合起来的，产生的效果登峰造极，可以说让人类历史翻到了最黑暗的一页。咱们很多同学。 应该听说过一本书叫《安妮日记》啊，这本书呢，在全世界从古至今所有书籍里，印刷量能排进前二十，可见影响之大。书的作者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叫安妮·弗兰克啊，这是她写的日记。安妮呢，是一个荷兰的犹太小女孩。一九四二年开始，德国人在荷兰抓捕犹太人，安妮一家就躲到了一个密室里，由朋友呢每天送吃的进来啊，就在这密室里啊躲了两年。 在这期间，他通过日记把发生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记录下来。但是非常不幸，两年的躲藏生活之后，安妮一家还是因为被人告密而抓进了集中营。最终，年仅十五岁的安妮和她的姐姐、妈妈都没有再走出来，一家人就只有爸爸一人得以幸存。那么，德国人为什么要这么迫害犹太人呢？啊，首先得说，反犹太思想在整个欧洲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往上一直追溯。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犹太人就不那么招人待见。几千年下来，欧洲人经常有事没事就把犹太人拎出来折腾一番。一战之后，反犹太人达到了一个历史最高峰啊！尤其是在战败和经济危机双重打击下的德国，所有的问题都被推到了犹太人的身上。啊，希特勒正是利用这一点，反犹太人既团结了德国人民，又可以掠夺巨大财富，一举多得。 到了一九三八年，希特勒签署了把犹太人赶出德国的“沙赫特计划”，打算把犹太人呢全部赶到这个马达加斯加岛上去。但是没几天呢，战争就开始了，德国海军连自个儿家门都出不去，计划呢就只能不了了之。但他却在为之后的大屠杀在心理上铺垫了道路。而德国的盟友和占领国也都开始或主动或被动的反犹太人啊，咱们之前说过，像芬兰。 保加利亚一直半推半就，表面上呢跟着反犹，实际上没怎么认真执行啊。当然也有积极的，比如法国和荷兰啊，伪政权还没正式建立就已经开始行动。一九四一年，德国颁布了将犹太财产和公司国有化法令，抢劫犹太人就成了一门光明正大的合法生意。对犹太人的肉体消灭也只差了最后一步。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号。 纳粹党卫军的二把手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为首，在柏林附近的万湖别墅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一众纳粹官员在一起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到这个时候，大家就没有什么好掩饰了，了消灭、毁灭这种词儿都直接拿来说。而且不光是在欧洲啊，连以后英国、美国的犹太人怎么处理，大家都商量好了。在这之前，德国早就建立了不少劳动营和集中营啊，这两者呀是有区别的。 劳动营顾名思义就是让犹太人到这儿干活，干的都是体力活，一般呢就是劳动致死。集中营呢就是用来关犯人的啊，相当于一个大监狱啊。你比如像达豪集中营、贝尔森集中营，每个都关了几十万人啊，可想这个条件之恶劣，很多人呢就死在这种非人环境之下。万湖会议之后，德国人又进一步突破了人性的底线，开始建立灭绝营啊。灭绝营就是专门用来高效率杀人的集中营。 最著名的呢，就是建立在波兰的六所灭绝营：奥斯维辛、切姆诺、贝尔赛克、马伊达内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大家看过电影《辛德勒名单》吧？啊，犹太人被整火车、整火车的运往奥斯维辛，铁路尽头呢就是奥斯维辛的大门口，门上呢金属镶嵌一行大字：“劳动使人自由”，实际上都是骗人的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比其他地方严格的多。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儿。 这个一位集中营的幸存者说：“人们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不逃跑？啊，说问这个的人呢，他们一定对奥斯维辛所知甚少。整个营区被电网包围，而电网前面是一座巨大的壕沟。所以你如果能爬过壕沟，你手一定是湿的。只要你轻碰一下，就会遭到高压电击。如果有人企图逃走，警报器立刻发出巨大的声响，我们就会出来排队站上好几个小时，直到确定逃犯是谁。” 如果他还活着，就会在我们面前吊死；如果已死了，尸体也会带给大家看。所以，我们根本就没人想怎么能逃出去。每天想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才能活到明天。德国人最开始杀人的方法啊，比较常规，就拿机关枪突突突突突突啊。后来希姆兰对这种速度很不满意，据说他参观过一次这个突突啊，结果没想到他吓吐了啊！他是一个历史老师出身，你想想，他都一看这都吓吐了啊！而且呢，他担心这个。 大规模枪杀会给党卫军带来心理问题，所以呢，这些灭绝营一建立就开始改用毒气室啊。一开始是毒气卡车，后来觉得这效率太低啊，开始用毒气室流水线的方法杀人。犹太人由火车运来，通常医生进行这个筛检，把适合工作的人拉出来做苦役，剩下的呢就被送入接待区。这个筛检呢也非常的随意那有一个党卫军小队长，他就。 看着这人一个一个进来，左边、右边、左边、右边，他就随随便的这么这么随意说啊，可能右边的就就能那个这个先活一段时间啊，最后也是死；左边的直接就进毒气室了。你你凡是被进入接待区的人，那就是要要马上进毒气室了，在那儿放下行李，脱光衣服，赤身裸体赶进毒气室。当然告诉他们说是去淋浴，门外边那个也贴着这个浴室的牌子，有的时候还守卫呢，给发给他们那个肥皂和毛巾。 减轻大家的恐慌啊，还假惺惺的提醒他们，你们要记住这个自己放衣服的地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这个长官鲁道夫·胡斯后来供述说，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共有两个毒气室，一个可以容纳八百人，另一个一千二。屋子装满人之后，门就被关上锁死，然后大家就会惊讶地发现，洗澡怎么一千多人在一块洗，男女老少全都搁在一块，赤身裸体，是吧？认识不认识是赤身裸体，而且呢？ 没见有喷头啊，在屋里头怎么洗呀？那一会儿，集中营的这个看守就从屋顶啊，把这个齐克隆 B 啊，是一种这个剧毒的杀虫剂，那从通气孔就扔进去。二十分钟之后，室内所有的人就都被毒死，然后毒气被抽出，然后新鲜空气被送进去，尸体呢就被送到了焚化炉啊。 当时负责这个监视毒气释放的党卫队医生后来作证说，毒气室常常人满为患。开门之后，死人的姿势常常是半蹲着的，那大家都往门口跑，都往上爬，皮肤都变成粉色，有红色和绿色的斑点儿，有的呢嘴上呢口吐白沫，有的耳朵出血。说很多这个党卫军新兵啊，一看这种场景，直接就吓晕过去了。流水线式的杀人呢，其实也就是没把人当人，而是当资源。 死人身上每一个可用的东西都不会浪费，金牙拆下来融化打戒指啊，打镯子；脂肪做肥皂，皮肤做装饰品，尤其有刺青的。纳粹德军不会认为有刺青是黑恶势力的表现，而觉得这是艺术品，是吧？妇女的长头发编毯子，然后都利用完的剩下的部分被传送带送到高高的焚尸炉里焚化，骨灰撒入土地做肥料，你不浪费。 毒气室毒死一屋子人，清理清理再进下一波，所以这种灭绝营把人类当时最先进的工业科技跟管理体系都用上，效率那绝对是杠杠的。奥斯维辛一个灭绝营四年多的时间就杀了一百一十万人。一九四五年苏军解放奥斯维辛的时候，发现来不及运走的死人头发有七点七吨重，活下来的人只有七千多。 英军解放贝尔森集中营的时候，一位记者是这么记录当时的场景：说地上啊躺着无数的尸体和垂死的人，你无法分辨活人和死人都混在一起。站着的人更可怕，瘦骨嶙峋，像鬼一样漫无目的的移动着。一位已经疯了的母亲声嘶力竭的尖叫，要给孩子喂奶，他把那小的可怜的小孩抱在怀里。一个哨兵打开了婴儿的襁褓，发现婴儿已经死去多日了。 这一天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可怕的场景。整个二战期间，欧洲九百万犹太人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六百多万人都被用这些方式屠杀掉，其中有一百五十万人还是儿童。另外呢，大屠杀的对象可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少数民族，主要是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还有大量的政治犯。 一般估计呢，也超过了五百万人啊。为了这个验证种族理论，纳粹还在犯人身上进行了最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啊。最为臭名昭著的呢，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冯维斯特尔医生啊，他在人身上呢进行药物实验、冷冻实验、截肢实验，甚至往小孩眼睛里注射化学品改变它的颜色。还他有一个徒弟叫约瑟夫门格勒，专门负责呢做改良人种的实验。 特别喜欢做关于双胞胎的实验，比如把两个双胞胎的背部缝合，研究俩人连在一块儿能活多久。他用来做实验的将近一千五百对双胞胎，只有不到二百人幸存。所以，门格勒就被这些幸存者送了一个外号，叫“死亡天使”啊。今天在欧洲还有很多大屠杀的纪念馆，好多当年的集中营也被改为博物馆供人参观。啊，大家如果去波兰旅游的话。 可以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看看，里面的讲解员啊，大部分都是遇难者的后代，甚至还有一些是当年的幸存者。虽然这些地方有点阴森恐怖，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看看那些毒气室、焚尸炉，无不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那段历史，不要忘记纳粹这种制度是怎么把人心底最邪恶的东西释放出来的，更不要忘记这些邪恶。 跟现代工业科技结合在一起，能让我们做出多么可怕的事儿？正如人们在这个死亡天使蒙哥勒家乡设立的受害者纪念碑上所写：“我们不该也不能让历史睡去，否则历史就会再次重演，成为新的现实。”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请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